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网路广播电台，以下节目将会以国语进行广播，敬请留意。宁静时刻，悠扬美声。 结束忙碌的生活，好想静下心，情听一首歌。音乐不打烊。音乐不打烊。Tony 庄制作。 会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 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正。 才有意义。祝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 在世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 欢迎各位收听音乐不打烊，我是你的音乐好朋友 Tony 庄。今天呢，在晚上的时间，Tony 呢要特别介绍一张很棒的一张专辑。第一次呢看到这张专辑的封面呢，看见呢台上呢有几个年轻人非常专注的看着天上哦，而且呢这张整个专辑呢听了之后的感觉呢，真的是好像在天上一样哦。所以呢，Tony 呢特别呢邀请到了这张专辑的。 呃，灵魂人物，两位人，两位朋友来到节目当中。一位呢，他是我们很多朋友，如果常常看 Tony 的脸书，应该就会认识他的刘子俊，刘先生。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待会你来介绍。子俊好，大家好，我是子俊。好，还有旁边的一位好朋友 Ryan。嗨，大家好，我是 Ryan 阿成。阿成哦，哎，其实阿成那个上次见到你的时候，应该去年、去年还是前年，一年前吧。 对，刚刚闲聊当中才知道。对，没错，在板桥的音乐公园，没错，一起演出。OK，OK，你那次是跟张杰他们一起吗？对，没错。OK，所以你也是张杰的孩子，跟他的朋友， <laughs> 我们是朋友。OK，OK，好，不过子君牧师很特别哦，为什么找他呢？因为我上网络之后呢，我发现每天都看到他的 FB 啊，所 <laughs> 以子君牧师很喜欢用网络。对啊，我想网络也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跟大家可以互动。 怎么会想要出这张专辑《Revival》？其实老早以前我们就想说有一个音乐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在很多地方其实我们写的歌大家已经都听见哦，所以我们酝酿很久，最后才把这张做出来。哇！可是子君牧师，你看起来不会年纪很大的感觉啊？酝酿很久是十几年还是几年 <laughs> 酝酿很久，可能就这八年、十年吧。 哇！所以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没有，你开玩笑， <laughs> 我都已经两个孩子了，真的吗？啊，我觉得孩子老大已经上小学三年级，我不相信，不可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阿成确定吗？确定，确定。然我没有孩子。OK，OK，好，OK，OK， <laughs> <laughs> 好。不过我们很轻松的来呃开场哦。那这张专辑呢，《Revival》呢，它有一个特别的 logo，叫做“时代的声音，复兴的旋律”。 我们先来听听这张专辑的好声音，待会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介绍这张专辑《Revival》。 大的计划里，只盼望看见神的点被心情。即便过程有悲有喜，我的心全然为你。我们的交会是基督。 只怕。 Jesus. 我们的教会是今 相连，只愿看见。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张专辑《Revival》复兴，这张专辑呢，在我旁边呢是刘子俊刘先生哦。那子俊呢，你是不是要来介绍一下你的身份？哦，我其实我主要的身份是一个牧师。OK 啊，但是出这个专辑现在就变一个歌手。哇，所以你是牧师歌手啊？应该可以这样讲吧？所以先成为牧师变歌手？ <laughs> 对啊。OK，那怎么会想要变歌手？ 没有，只是希望可以分享我们的音乐，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跟大家分享现在时代的好声音。OK，不过你是牧师的身份变成歌手，所以这张专辑一定是有牧师的使命嘛？对，就是能够把上帝的声音唱出来。是我们最想做的就是这个。OK，那这张专辑你刚刚说你酝酿了多久？其实我们八年、十年这个当中，我们就在教会里面一直。 啊，不断的在写一些觉得跟现在年轻人最有相关，而且是他们心声的这些诗歌，是啊，不像以前的比较传统，大家去教会会听到的这些音乐，嗯啊，那所以这些诗歌我们写了这么多年，我们就一直想要让大家可以听见。哦，OK OK，不过第一次认识子君牧师啊，很特别啊，因为我呢的招牌的眼镜是白色的哦，嗯，那子君牧师的招牌眼镜呢是什么？ 红色的， <laughs> 代表说是不是当牧师的时候就戴红色眼镜，还是为了要跳要变成歌手以后？大概这个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大概就是红到底就对了。没有没有，每天可以换一下心情嘛，对不对？哦，有很多眼镜可以换呢。嗯，OK OK，所以你有红色、蓝色、白色、绿色啊，就是红橙黄绿蓝， <laughs> <laughs> 没有啦。其实也不一定做牧师就一定要戴什么大黑框，然后。 一本正经嘛，其实我们就是觉得，尤其是我比较多是带年轻人，所以跟年轻人在一起，我们就不要拘束这样子。OK OK，哦，所以你现在目前有牧会，对，有在教会里面，对。OK，你是在哪个教会？在台北复兴堂。OK，在哪里呢？在信义路六段，靠近一零一那里，象山站。哇，那里非常的地价昂贵。啊，是的。哦，所以你是在那边带了很多年轻人。 <laughs>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台北复兴堂。OK，我们的教会大概有一千人了，那年轻人大概就占三分之一，三百五十个人。OK，OK，所以其实蛮蛮每个礼拜就蛮多年轻人在那边聚会的。哦，OK，所以你教会有一千多个人啊，这么多人呢。嗯。而且你说有三分之一是年轻人，年轻人是属于像阿成这样子的年龄吗？差不多。都是二十上下，比国国高中生的比例也蛮高的。 那也有一些出社会在工作的人士。OK，不过我们这个节目呢，比较不不了解教会了，哈，是不是请牧师来多补充一下啊？就说教会到底是做什么的？其实啊，我们呃这几年一直在做的最主要的，也就是对社会服务啊，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年轻人，是，特别是在家庭当中比较呃缺乏关爱啊，嗯，或者是。 中错啦，或者是单亲啊，家暴，其实我们蛮多都是接触这些年轻人。那当他们朋友也好，或者是他们的亲人也好，把他们介绍来教会，嗯，那我们就有很多很多教会里面的义工可以关心他们，常常打电话给他们，那也让他们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有温暖有爱。那其实最重要的，我们不是好像天生就有这些温暖跟爱。 我们相信这些爱都是从上帝来，所以这些义工每个礼拜很多很多的义工都在做这些弱势的年轻人的关怀工作。哦，所以这个教会台北复兴堂有多久的历史了？二十年，我们刚好过了二十年生日。哇，嗯，所以你是牧师的孩子，对对，所以您的父亲就是台北复兴堂的主任牧师。对对，OK，所以你就以后就预备要接棒了。啊，这个很难讲吧。 很难讲，怎么说呢？因为教会的组织，我们其实一般人也不知道。我们感觉好像教会就是，呃，爸爸是应该接下来也很合理啊。外面的企业也是这样子啊。大概没有啊，大概没有说接棒不接棒的问题。我们比较是一种使命感或是承担。好，那现在我爸爸也做得很好，所以我们都还没有谈什么接不接棒。这是我们就觉得。 服务这世代的人，还有尤其是看到那些弱势人的需要，一直是我心中的负担。所以要我继续做下去是没有问题。哦，所以你是 P K 嘛？p k 就 Pastor Kids，对对，牧师的孩子，没错。OK，那我斗胆问你一句话哈，爸爸看到你戴这么七七彩颜色的眼镜，有什么事？ <laughs> 有什么想法？其实这么多年还蛮走过，还蛮多这种大大小小的冲突啊，因为。 刚开始我们这样，而且之前我还染头发， <laughs> 对，那这个都是一般大家所谓的呃教会的牧师不太会有的这种形象嘛啊，所以我们也做过很多讨论，甚至有些会友就觉得这些啊我的这些外表会不会太？ 太前卫了，或者是太飞旋了，h i 了，而且我看到你的 FB 上面呢，有一张有一个 T 恤啊，哇，那根本就是是一个呃，这个摇滚歌手的这个幽 <laughs> 默。有吗？ <laughs> 我自己怎么都不 <laughs> 这样子啊？你对我的 Facebook 好了解哦。当然的，我请来宾，我怎么可以随便请呢？你以为要上我们音乐不打烊的来宾很容易？当然的。哇，如果而且如如果你太疯魔的牧师到我们节目来的话，我会录不下去啊。对，啊，所以这些外表啊，那我们我们家里有一些革命的。 过程，但是我最主要只是想要讲，就是因为我要接触这些年轻人，然后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想我不可以太严肃哦。所以你的负担是青年吗？对，青年或者是刚出社会的社青，其实这个压力都蛮大的哦。OK，所以你的年龄就是社青的年龄，对啊。哦，所以带年轻人是绰绰有余啊。嗯嗯嗯。好，阿腾，我想问一下，你好，牧师爱不爱你？非常爱。没关系，你上节目当中啊。 <laughs> 是，我们要讲实话。这我们需要回避吗？还 <laughs> 要怎么爱你啊？简单来讲，我从高中来到教会，其实也是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包括升学的压力啦，还有一些自我探索的过程。那以前我对自己是很没有自信，那但是就是来到教会里面，那牧师不断的鼓励我，也给我很多的机会。那包括这次的专辑，其实也是牧师相信我，是让我有机会可以一起参与，所以。 觉得一点一点都在被牧师建造，然后每一个不容易的时候，其实回想起来，很多的夜晚，当我一个人偷哭的时候，是牧师陪我。 <laughs> 所以，所以你是你是从小牧师就带你长大啊？我来这个台，我来台北复兴八年。OK，对，所以八年前是高中生，没错，那时候高中对自己很没有自信。你年年龄公布了，哇！ 没关系啦，现 <laughs> 在也是很年轻啊，这么年轻的年龄啊，真的啦，很有才华，很有才华哈。哎，阿成在这张专辑当中有担任一些重要的部分吗？是是哪方面？呃，有演唱几首歌，然后还蛮多的歌曲是我们这几年写写歌写出来的。你独唱吗？有也有，有一张独唱，是不是介绍一下这张专辑独唱的那首歌？有一首歌叫做《我的救主》。 那那首歌是我们第一首写的诗歌，然后那个时候我只是回想自己的过去，其实觉得自己很不配，但是啊感觉到在来到教会里面，牧师包括这些义工，还有上帝是这么样的爱我，所以写出了这首歌。那自己写出来刚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一次有机会可以把这个歌收录在专辑里面也是。 好，我们来听听阿成唱的这首歌《我的救主》。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是你为我走上施家的道路，受尽边上的痛苦。是你让我能够得着救赎，站立在。 的国度，是你为我走上世家的道路，受尽边上的痛苦。是你让我能够得着救赎，站立在你的国度。 站立在你的国度，我愿。 降服于你，献上自己，愿为你而活。我愿降服于你，献上自己，为你。 好，子君牧师，这段时间呢，我想请你来特别介绍这张专辑《Revival》复兴。我想“复兴”这两个字呢，一定跟你的这个所属的教会复兴堂有关嘛？复兴当然也是。所以这张专辑的开始，嗯，你是有什么样的 idea？我想“复兴”这两个字对我来的感觉，就是好像一片漆黑，然后突然间看到一个光的这种感觉。是啊。 所以，我我觉得做这个专辑的刚开始的想法，就是希望在现在这种一片乌烟瘴气的社会当中，有一股好像清新的这种光，可以照照在这个社会中啊。所以，这是我刚开始想要做专辑的目的。哦，OK。所以，那所以我们这个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歌呢，其实我们收录的蛮多元的，有很有一些歌是对上帝表达这种爱呀。 爱上帝的心，但里面也收录了几首是对人的，像收录了两首情歌，包括我写给我太太的这个婚礼的情歌也收录在里面。就是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好像太多这种黑暗面了，但是很需要这种正面的光、正面的爱被表达出来。OK，所以你说在七八年前就有这个想法，对啊，对啊，哇，真的是不是？ 不得了，难怪是 P K 啊！ <laughs> 好，不过呢，呃，这张专辑当时有这个七八年的酝酿哦，一定有很多过程吧？对啊。每首歌的过程当中，阿成可不可以补充一下，是不是你在当中有写歌呢？对，其实每一首歌都是都是自己可能经历到一些挫折的时候，然后在回想这个过程，觉得心里面很很谢谢这些帮助我的人，所以。 就把这些心情写成歌，这样子。OK OK，所以你在这张专辑当中写了几首歌？写了应该有五首左右，一半。哇，所以哇，所以阿成是这张专辑里面的灵魂人物。对啊，嗯，哇，那子君牧师又代表什么呢？是不是 <laughs> 他是灵魂人物的灵魂人物？ <laughs> 哦，就是零零就对了 <laughs> 啊，那七出来了，零零七啊。哎，子君牧师，那这张专辑当中你？ 有操到哪部分吗？其实从头到尾，包括录音啊、制作啊、啊看这些后置啊，其实我们都有参与在当中。OK，你也唱吗？我也唱。对，OK OK。嗯，所以呃，这张专辑的筹备有多少童工在？其实蛮多童工都在当，有呃多少工作人员在在在在？最主要的，就是我我跟阿成嘛，还有浩浩浩浩也在里面写一写好几首歌。那所以呢，这 大概我们三个人主要，但是有好多教会的义工也都参与在里面唱啊、录啊、帮忙啊这样子。哦，所以一群人，对呀，很多人，嗯，哦，OK，OK，所以很多人集合起来完成了这张复兴的专辑，没错。OK，好，那我想请阿成写了五首歌嘛，哦，是，是不是来介绍几首歌是你人生的过程当中想要表达的？好，嗯。 介绍几首歌哈，那其其中有一首叫做这个“你是信实主”，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教会埋在这个信义区，那很不容易，因为那个地段大家也知道，那个价钱是非常可观的。哦，这个部分应该子君牧是非常了解吧？对啊，我们其实要要现在有这个地方也是不容易，所以经过了一番辛苦的过程，但是很多的。 啊！这些教会的朋友，大家啊，共襄盛举，然后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最后让我们教会在新一区有一个有一个会堂。所以这一最近的事吗？最近的事，我们啊，最近才搬进去半年而已。哦，所以你们哦，才搬进去半年。嗯，那旧的会堂呢？旧的会堂是本本来是租的嘛，现在是买的。哦，嗯，就哦，等于说那等于是更有恩典啦。对呀，等于是两个堂都买下来了。 No，No，No，旧的会堂就退租嘛，现在的新新买下来的。哇，那多大的空间？六百五十平。哇，嗯，听过你这样讲，我就想现在马上搭车到象山站对对对对对，监狱象山站一出来就嗯，随便一看就看到特别附近的。到了，对，嗯，会问一下路人就知道了。对，很欢迎你们来，大家可以来参观。哇，真的六百五十平的空间，而且有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对啊。 哇，很多人说我们的会堂很像画廊、艺文空间，啊，然后也觉得那边是是很舒服的，很像文创文创园区的感觉。哦，所以你刚刚阿成介绍这首歌，你是信使，你是信使组也真实经历到这个建堂的迁堂了，应该讲迁迁移嘛，迁堂的这个点点滴滴的过程，嗯，从无到有。爸爸应该更有 feel，因为爸爸是开拓者嘛。对啊。 所以开拓开始从零到有，然后看到一路上有上帝带领。对对，其实二十年前这个这个教会只有五十个人，现在变一千多人，一路上就是点点滴滴都看到很多的恩典跟感谢。嗯嗯，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困难，我们不为人知的啦。没错，我有有时候好像以为教会呢，就是呃不会经过一些困难。对啊，其实。 呃，自己经历过之后才知道那是不对的，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常常好像看到呃，人高高在上在舞台上啊，但是不知道他私底下流了多少泪哦，对、啊，花了多少时间。子君应该有 feel 哈？没没，我们哭过了没？ <laughs> 泪都流干了， <laughs> 真的啊！ <laughs> 哎，那是不是分享一下，哪一个让你最难忘的经历？这张专辑好了，有没有让你流泪？这张专辑哈，其实我听到。 最终的成品出来的时候，真的眼角都泛泪光，因为很多的歌就是我们的心路历程嘛。因为其实就想到这一路走来，因为要要跟青少年一起打交道不是这么容易的。他们他们常常前一秒钟很爱你，或者是他们觉得很感谢，后一秒钟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变化。哦，这个部分我们下一个部分可以再请你多讲一点哈，因为你是青少年的专家嘛。好好，OK，好。 那呃，是不是再来介绍一首歌？有关于你们整个这张专辑当中，可以啊，哪一首歌最有 feel 的？我想就推荐给大家这个叫做《握住幸福》。握住幸福啊，握住幸福，有什么故事吗？这其实呢，这是一个情歌，嗯，是特别啊写。 十年前特别写给我太太的哦，原来是子君牧师把妹用的歌是不是啊， <laughs> 因为不好意思啊，至少今天不是也也是一般凡人嘛，对吧？我们其实我们两个说说说穿的都一样嘛，但是。 呃，有时候上呃上节目呢，我们这边是不是佳音嘛？哦，声音 <laughs> 我们讲的话呢可以呃在呃就十年前对对对追求的时候对写的歌了哈，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哎这十年来还蛮多人在婚礼喜欢使用我的歌，OK，然后因为因为其实这个歌最主要就是在在让大家知道爱情不是只是顺利的时候，它是一辈子的承诺，嗯嗯嗯，所以。 当初在爱的死去活来的时候，当然有很浓浓的爱。可是呢，握住幸福就是你可以握着一辈子，让到一直到老年老发白，我们还可以爱下去，这才是真正的爱情。握住幸福，我听了都想嫁给你， <laughs> 太夸张了！Tony， <laughs> 还好我们两个都喜欢女生啊，不然的话真的发生事情怎么办呢？这伤脑筋。好，我们来听听这好听的歌曲呢。刚刚阿成介绍的一首歌，呃。 你说哪一首歌？你是信使主，还有一首握住幸福。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我看着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说过不来。 一起度过高山低谷，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服侍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一辈子要守得住。我们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 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 我看着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说过不来贫，一起度过高山低谷。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扶持住。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 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稣，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 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听到这张专辑是台北复兴堂的青年牧师刘子俊，还有阿成，还有布拉布拉布拉，很多的弟兄姐妹所完成的一张专辑《复兴》啊。为什么 Tony 呢？这段时间要换一个这个声音呢来访问呢？因为呢这段时间呢是青少年时间哦。青少年呢，我们要用青少年的声音跟人家来讲话。所以子俊牧师，我想要来问一下你，有关于。 你辅导了这么多的青少年，对，到底现在的青少年要什么？OK，我觉得青少年他们有很多的阶段了，但如果呃时间的关系，我们统称来讲，他们是在找寻一个被接纳、被认同的一个一个声音也好，一个支持的人也好，嗯哼，所以他们一直在这个茫茫的人海当中，就想要一直好像 <tsk> 抓那个浮木一样。 当他抓到一个浮木，他就他就好像觉得这个浮木就是可以救他，因为他正在找寻认同嘛。所以是不是有有好像是溺水的感觉，要抓住一个木板能够呼吸感觉啊？那大家都有去那种像八仙乐园或者是什么样的那个滑水道，当你冲到最后面的时候，你你会一直想要站起来，所以你会想抓一个东西。那青少年的感觉就是他在这个社社会上面。 大家都叫他要学业、学业成绩、成绩，或者是出了社会就要他工作、工作表现、表现。那可是那个东西，他他觉得有的时候不是这么好抓，所以他就会想要抓一些他认为可以救他的。但是这个就是问题，因为他们抓的说不定是一段错误的感情哦，感情对。那他们抓的或者是一个啊错误的方向，比如说他他他去找了一个可以证明他自己的，但是那个东西又又不能长久。 所以，所以我们常常在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常常被抓哦，常常被抓， <laughs> 自君母子。他们如果来抓我们，我们还还还说不定可以给他一些帮助。像像最最令我们有些伤痛，就是有些孩子他们被被喝喝醉酒的父亲打，哦，打的鼻青脸肿，然后来找我们。哎呦啊，那找我们，我们虽然我们可以好像我像他，我们一开门，他们就说。 可以让我住在你家吗？那可是你知道，现在很多法律，我们也不能随便收容他们。那那个父亲如果知道我们收容他们，他可以告我们诱拐哦这些东西。那所以我们也要很小心在做这些事情。几年前我们就是接到这些电话，就是哭着他就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他他没有地方住，被打出来。父亲是吸毒，再加上喝醉酒，然后妈妈也被赶出来，两个孩子被赶赶出来。” 那我我们我们家借他们住了好一阵子，嗯，其实这这个都是社会比较底层的声音，嗯嗯嗯嗯，哦，所以台北复兴堂，呃，就你的辖区这个部分，你就常常遇到一些青少年的问题吧？对，OK，那现在青少年的部分呢，就是呃，他们在追求一些梦想呢，有没有什么，有你你们这边有没有对他有一些启发或帮助？嗯，其实他们很希望有一些可以。 听见他们自己的表现，或者是可以展现他们自己的舞台。嗯哼，那我觉得啊，现在的教会不只是在传教而已，他他其实是给青少年一个空间，让他们有一些舞台可以发挥。那今天大家听到这个专辑，其实也是一个让青少年可以展现自己的舞台。哦，所以刚刚阿成他也有唱，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年轻人参与在这个制作里面，所以你们也愿意。 当然，就是让让青少年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对对，你们也是成全他们吗？哈。对，我们希望他们的梦想可以可以展现出来，嗯、不然他们被压抑在学业里面，或者是一些很多的沉重的包袱里，其实他们不会很开心。所以我们就希望他们有一些这样子的环境可以表现。哇，所以台北复兴堂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你们愿意把这个。 这个台这个舞台能够让年轻人来发声，没错。我们我们每一年还带一些年轻人到中国大陆啊，甚至我们有在匈牙利啊、俄罗斯啊，或者是一些地方，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啊，跟我们合作的教会，我们就带他们去那边唱诗歌啊，或者是有些会跳舞的，他们可以去用舞蹈来展现自己。那我觉得这都是让年轻人有一些空间跟舞台。 发挥他们的长才，或者是没有人看见他们优秀的部分。 哇，真的很不错，特别的，这蛮特别的教会，而且是蛮新新时代潮流的，是是是，符合新时代潮流，所以难怪这个刘子君牧师要戴红色眼镜了哈。 <laughs> 这个一直围绕在这个颜色的上面哦， <laughs> 因为本人呢看过红色的眼镜，大概只有您吧， <laughs> 没有看过男生，而且呢是这个牧师的身份呢戴这个红色的眼镜啊，所以呃，我想这段时间给阿成好了，阿成是不是介绍一下你专辑当中有几个？ 歌曲有好好的故事啊，这个专辑里面有两首歌，有一首歌叫做《石架上的爱》。那这个歌其实是这句牧师写的歌，然后当他写出来跟我们讲这个歌的背景的时候，其实听到这个歌都会非常的感动。哦，就是他呃，因为刚刚有讲过，他其实也是牧师的孩子嘛，从小在教会长大，那也经历过叛逆期。哦，那可是这首歌。 就真的会感觉得到那个不容易的过程，可是他仍然在这边，所以每次听这个歌都会非常的感动。十字架上的爱，对，这首歌你说是子君牧师写的，对，没错，子君。哇，我听到他写的我就想哭了。 <laughs> 感觉到。 <laughs> 这托尼也是太容易感动了吧？好， <laughs> 再来介绍一首歌好不好？好，另外一首是叫做《跟随到底》。那这个歌很特别，就是刚刚牧师讲到的那个浩浩，他当时候在当兵的时候他是最苦的海军陆战队。 他在这个部队里面，在最痛苦的时候写了这首歌。退伍了对，还活着吗？活着，壮 <laughs> 得很，非常壮， <laughs> 非常壮。好，他当时被虐待之后写了一首歌是吗？对，就在站哨的时候，灵感就来了。对，哦，没错。哪首歌？跟随到底。跟随到底，没错。一定有他的意思吧？对，就是代浩浩讲一下好，是，就是在这个不容易的这个环境里面，那。 他也是回想起能够在教会有这一些的发展，他就是心里面很感动，然后特别在那个当兵的时候这么痛苦，所以他就想起来，他就觉得当他退伍之后，他一定要好好的继续的在教会里面帮助那些曾经跟他一起、曾经经历过跟他一样的那些环境的。 青年人哇，所以他就写这个歌，想要鼓励大家这样子，跟随到底啊！没错，那所以他的结果是安全退伍，没错，非常安全， <laughs> 而且持续强壮，海陆战队吗？没错，是的，是哦，而且过得很健康，没错，大概胖了五公斤吧，啊，哦，胖了五公斤啊啊， <laughs> 没有，OK OK，好，我们听听这两首好听的歌曲呃，一首是《世界上的爱》，另外一首《跟随到底》。好，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想，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 生命在。 舍，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 生命才有意义。 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还是要来请问子俊牧师这张专辑呢 Revival。其实刚刚谢谢阿成啊，介绍了很多啊。不过呢，我知道子俊呢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是牧师啊，而且你是牧师的儿子，所以可以讲是木木啊。哦。 <laughs> 什么叫木木呢？叫牧师的儿子是牧师啊，叫木木啊。 <laughs> 也听说呢，子俊牧师呃在传讲上帝的信息的时候跟人家不一样，而且呢邀你来之前呢，就听说人家告诉我听你讲到呢。 会让你笑到头皮发麻，又会让你哭到呢， <laughs> 这个肚子痛啊！ <laughs> 到底怎么回事？相反了， <laughs> 笑哭到肚子痛，那真的是有点胃肠的疾病。哦，所以所以你是散播了这个拉肚的排宿便的一些药物吗？呃，自己怎么搞的这个事情？OK，我我基本上哈，觉得其实。 基督教的信仰跟上帝的话语是很、很、很美好的事情。嗯哼，那往往是传播的人把它弄得太严肃，或者是弄得太格格不入。嗯哼，老实说，我觉得这么好的、呃，这么好的信仰或者这么好的这些人生的道理，应该要让大家用更、更能够接受的庶民文化，让它可以吸收进去。 那我想，Tony，你来做这些广播节目，就是可以深入人心的目的，也是这样。怎么忽然感觉心被看 <laughs> 看透了这样？ <laughs> 你还是要保守一下我的身份啊！ <laughs> 很多听众朋友到现在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啊。其实我们我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可以让人的心可以打开，而且很开心、很愉快，帮助他们在生活上面有力量。嗯，其实我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你说在教会讲道也好，我就是希望可以用更愉快的角度、更生活化的、生活化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们，他们都可以听得见这个很好的东西、很好的内容。哦，OK，OK，好。不过你还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笑点在哪里， <laughs> 哭点在哪里，痛点在哪里？笑点在哪？我觉得，举例，举例。现在目前我们现在正在讲台上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刘子君牧师。对对对，笑点。 那我可能就会 <laughs> 根根据当时候的时事啊，比如说我就会说你来来来，你来你来你来 <laughs> 我来我来。哎，对，那大家就会觉得哦，跟他们很贴近啊，大概是这样。哦，呃，所以其实听起来感觉上讲到也不是这么生硬啊。对啊，也是非常的哦，不像大家一般想象这样子了，可以简简单单让大家可以吸收。 对，因为像我们一般对教会的感觉就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请打开我们手上的圣经，请翻开创世纪第十二章。但这时候会这些讲员会助眠的效果，大家都睡着了嘛。那你再好的内容，大家也听不到。哎，那我想请问，你什么时候得到这个 feel 的？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是传统的 P P 哦、你是 P K <laughs> 的孩子，我是木木，对 <laughs> 对，是木木。那那那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改变呢？因为其实从小到大，刚刚阿成有说嘛。 我我也经过一些叛逆的过程哦，原来叛逆对你是加分的是吗？对对对对对， <laughs> OK。人生每一个这些逆境，不是都是化妆的祝福嘛，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其实没关系，我们我们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就觉得哇，教会不应该那么枯燥，所以我想要啊建立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让大家可以感觉到哦，其实这么好的内容，还是用开心的方法可以传播。 嗯，我觉得非常好，听到你这样回答哦，真的是也道出了我这么多年来想要做的事情哦。真的，有时候很多宗教的用语啊，对啊，好像一般的人听不懂，一听到之后就感觉好像去庙里上香。 <laughs> 好，那其实呢，上帝他是很自由的上帝啊，因为他是我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对，事实上。 我们就算不讲耶稣，他还是在我们身边的啊！是，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哦。嗯，好，我想最后时间请子君牧师来勉励一些青少年，是有几句话送给他们。嗯，我我常常告诉我的青少年，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其实每个青少年，你要记得，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你不会白白来到这个世界上，随随便便庸庸碌碌的走这一遭。嗯哼，其实生命是有一个奇妙的目的。 可能或许你不知道，那但是有一天你回头看，其实你的生命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那所以不要在最低谷的时候放弃自己，继续的走，继续的坚持，你会看见其实你的人生很美好，并且呢，你会祝福其他人。哇，真的很棒的绝语哦！好，我们也盼望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的时间认识这张专辑《Revival》，我们也谢谢。 今天子俊来到节目当中，还有阿成，谢谢，下礼拜见，拜拜。我愿意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 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 跟随你。 网络广播电台以下节目将恢复以粤语广播，多谢收听。香港网络广播电台以下节目将恢复粤语广播，感谢您的收听。